锵锵三人行，哎，香港，我不是那个许鞍华拍过一个电影叫《桃姐》吗？是是。你们觉得香港的养老问题是严重吗？香港，我最近听过一一些例子，我蛮感动的哈。嗯。因为你说问题一定有嘛哈，就像那个福利多好，还是会有人批评。我最近碰到几位长辈哈。 都是夫妻一对一对哈，没有很穷也没有很有钱，两个人合起来家里的财产没没有房子，家里财产的大概不到六位数字，就是不到十万块哈。 那才排队等了两年，就等到有个老人的房屋，不是给他的，是给租给他的，每个月大概缴一两千块港币了吧？啊，大概有三百呃三十平米，内地的概念三十平米左右，那你说这好还是不好？这政府给你的。 让你去住很便宜的租，然后等呢才排队排了两年，你至少有个地方可以住在那边。那另外呢，还有可以领什么老人津贴、水果金等等哈。那我觉得香港作为一个我们说资本主义的社会，能够有这些福利的话，我觉得对得起老人哈。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香港社会里哈，呃，家里老人成了植物人。 那对这家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当然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是不是？比如说，是你说不是一个生活经济上的负担，比方说有公共机构就可以照顾他的，可以比如说植物人的话，一般我们都交给医院。我们有一些专门照顾像这种情况的医院，一些给老人的医院，或者一些已经很情况很糟的最后这个地步的医院是有的，或者医院的相关的病房，而且医院也是公立的嘛。 大就是你可以再没钱，你可以进公立医院，所以医疗照顾上不是大问题，反而是日常生活上，如果他在家或者在医院，日常生活来不，因为公立医院现在有个人手缺少的问题，香港的公立医院不够人嘛，嗯，那么你怎么去照顾这些人呢？那么这时候大家可能会私人请看护或者请外佣了，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财政上的负担。我觉得呢，就是在大陆啊。 家庭养老还是很多人呢，不得不选择的这么一个途径。你看，我给你看这个几个照片啊。最近传出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在浙江，姐弟三人，你看啊，这是姐弟三人不不娶不嫁呀。嗯，这多少年不娶不嫁，为什么？因为照顾植物人的妈妈。 这妈妈是为了要这个呃偿还因为淋巴癌去世的父亲欠下的高额医疗费，他们这妈妈凌晨两点去山上摘什么东西啊，从车上摔下来，摔成植植物人。你再看下边，你看这就是呃这个姐弟了，姐弟就就照顾妈妈，这个多少年啊，两个姐姐啊就一直没有没有结婚，你看这给给这个妈妈按摩。你再看下边。 这是准备的这个尿布，那这个这种家庭啊，照顾植物人的妈妈，哎，你看他们只能在家里做一些这种呃手工手工，哎，来帮补家用。听说这个弟弟啊，最近是找了个女朋友，说看了是不是啊，能让弟弟呃成个家。哎，这个事儿啊，让我就想起来，呃，我不知道香港是一个什么情况，但是在大陆啊，我就敢负责任的讲，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嗯。 他能到一种什么程度啊？这个老人呐，走投无路。嗯，这个有儿有女，当然你可以说这些儿女，你们都是不孝的这个儿女。但是骂他不孝啊，是容易的，是吧？但是你去去生活在他那个处境上啊，你又觉得没办法。到老人可以说觉得走投无路，甚至有一个就老人可以说啊，我不想活了。嗯，就是。 我干脆把我自己解决了吧，这样你们兄弟姐妹啊，你们就都解脱了。你知道这个里面啊，哎我就觉得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太难了。就是比如说父母二人的都健在还好，他们俩人还可以互相照顾。嗯，要是他们俩人走了一个，你知道这个老伴儿老伴儿啊，这时候就是说咱一起没了老伴儿啊，这个日子过得就没有滋味了。嗯，那么就剩一个，假如这剩下一个呢？ 你有孩子，有女儿，可是老人实际心里都自觉啊都知道啊。平常 <coughs> 周末过来一下还吵架呢，跟这个儿媳妇儿或者跟着女婿，你这两代人之间呢，没有办法。老人也觉得我不想给你添麻烦，可是不想给你添麻烦，他跟着谁呢？但是是跟着大哥呢，还是跟着二哥呢？他想想跟谁谁贤，有的确实是跟了。 跟了那不就是这样吗？住一个月，大哥不给你送到二哥那儿，这老人自己也跑到二哥那儿。嗯，那最后变成李尔王那样。最后，对，不，知最后不知道就不知所归。嗯，也确实，他没法相处，他他他也老人自己心里啊，就一百个不愿意，就是说破坏了孩子的生活，他就不能住到一块儿去。那你说，那这是讲了几百年那句话嘛？ 床久病床前无孝子嘛，哈，这不是说香港问题，不是说中国问题，甚至当然也不仅是亚洲的问题，全世界。我有一个朋友很佩服他的，他在那时候六零年代吧，才十来岁出头，在中国大陆，他觉得不对劲了，文革来了，他看到他祖父被批斗了一个女生啊，女孩子十四五岁，然后呢，觉得要跑了。 比较安全，家里有钱嘛，好像地主之类，就跟表哥走了，我们跑，我们跑路，那表哥就说以为。 他表哥以为他要找他上山去打打野战， <laughs> 你知道吗？要跟他一起去，结果他带他带他表哥去跑，然后后面被解放军什么警察追，公安追，然后他跳海，跳进海里面就是那种逃亡的故事，就游到香港了。对，海里面被人家渔船救起来，来到香港，然后呢熬出头来，嫁个老公，生两个小孩，一碰碰到香港回归前途，曾经有一阵子不稳定嘛，哈，大家怕。 他觉得不对劲了，要要要逃逃亡，跑跑去澳洲移民澳洲。他先生先不去，他一个人去。一去英文不会讲，一去英文不会讲，一去到那边迷路，在路上人家老太太来照顾他。反正他过了好几年了，安顿起来。好了，我想讲的故事是说，他在那边呢去学了一个课程，照顾老人家嗯。啊。 也是替人家煮饭呐，那些老的病的哈，替他擦身体、洗干净身体。后来发达了，为什么发达？ <laughs> 因为他很用心嘛。亚洲中国女人那种妇呃所谓的那个温柔的特质出来照顾那些老太太，那些老外的老太太非常感动。那好几个了去世了，那个遗产哦就给他，都不给小孩， <laughs> 都给他，都说哎呀，你比我女儿更好。 哎，我女儿就把我丢在那边，哎，他们政府福利非常好的，每个月不晓得政府给多钱多少钱，他们养老住房子，然后呢，他请来这个钟点女佣来照顾他，啊，他去世以前把遗嘱一改，遗产给他，他发财，所以都是全世界的问题嘛。 就看你怎么从里面拿的好处。我我就真觉得，就说这个没有办法，就是你看，所以说谁知寸草心呐？什么报得三春晖？你报不了的。你比如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想，哎，这个父母小的时候，你小的时候，你你这个拉屎拉尿，你就跟个植物人似的，你发现没有？你也不听话，你拉屎拉尿，你犯脾气，但是父母什么时候讨厌过你啊？父母对你无微不至，但是你看反过来，父母老了。 躺在床上，嗯，老人如婴啊，就像个婴儿一样。那个时候，你的孩子能不能一直都有耐心？但，但我我我同意你的讲法，但是我想指出啊，就是呃，今天大部分所谓养老问题、老人照顾问题，当然是情感上的照顾，最好还是亲人，对，或者有朋友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今天中国的养老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物理的、实质的，比如说他的医疗。 他日常生活、饮食、起居怎么办？他住什么地方？呃，等等等等。那么这方面你就看到今天中国有多矛盾。就传统上讲，我们东亚社会啊，很多曾经有段有过一段时间，就家辉念社会学，就就就比我清楚多了。就很多学者都说，我们东亚的社会有很强的家庭纽带、家庭伦理。嗯。所以呢，这种社会很很很奇怪，跟西方不太一样在哪？就是。 我们对于很多福利问题啊，不会要求政府解决，就没有太大的动机觉得政府你要来帮我养老。不，我们都相信这是家庭内部的责任，嗯，是家庭彼此照顾。那么，但是呢，这个东西也受到冲击，因为事实上我们也经历了现代越来越多的很个人化的东西，现在社会变得原子化、个人化。那么，所以我们这种要依赖家庭纽带这个观念，现在很多时候站不住脚了。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开始慢慢要求政府要来承担养老责任了。好，我为什么说中国矛盾呢？就中国今天，我们一方面说我们是中国嘛，我们中国传统，所以你说要家庭养老，好像顺理成章，所以社会上都鼓励大家孝顺父母，政府也这么鼓吹。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呃，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它另一面就是它应该做到的是比西方的这种。 自由自由主义社会里面更强大的这种公益的社会福利网络，公平的社会福利网络，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既不能靠家庭，也不能靠政府，那么靠谁呢？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你刚刚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有问题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呀，我听说有。 在那个那边半球，啊对，锵 <laughs>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你说的特别对，我觉得中就就就是中国呀，怎么说呢？咱比如说都讲保姆，嗯，我现在体会到香港人不是都用菲用吗？嗯，不是说菲用就多么理想，但是菲用的平均水准比大陆的一般的小保姆高的太多了。 那简直就叫敬业，你知道吗？就是，而且费用拿的工资啊，现在费用拿的工资啊，可比大陆的那个那个大城市里的小保姆拿的可少啊。但是哦，那惨了，那他们听到这消息都要去大陆，就离弃我们了。我，对对对，所以我就说，比如说你讲这个护工啊，嗯，这还有一个是不是有个家人感情的问题？最近台湾网络上流流流行一段影片，很多网友看了就说不行，就是一个护工。 再给一个可能一个一个瘫痪的一个老头儿洗澡，你就看他拿着个莲蓬头啊，跟洗猪肉一样，嘁啦嘁嘁啦就就这么弄。所以很多网友就很愤怒，说你个怎么是这个动作，对吧？可是哎，家里人要是出了一个瘫痪的，或者像咱就说这个植物人，你说你放到医院，我发现有的家里人呢，心就心能能忍得下心，或者说他实在没办法。 你要这就中国问题，你孩子怎么样？你孩子你要上班吗？你你你你你你你能老不上班吗？那你上班，你就得有个护工来伺候你们家老人呢。可是那个护工，我不是说他们坏话，我见的太多的医院里的护工，你一走啊，他能把给老人的饭自个儿吃了，你知道吗？你可你哪知道？甚至尤其是有些这个病人他自己不会说话，你知道这最可怜。 护工怎么对待他？你不知道，说不出来，你说不出来，你不知道啊。那家里人有时候看见这儿碰破了一块，那儿磨磨了一块，你你敢怪护工或者怪护士吗？嗯，你不敢怪他呀。嗯，他说谁知道怎么弄的？嗯，你甚至有些脚上烫个大料泡，像是开水烫的。嗯，那么病人家属回来，你敢怨医生？敢说护士？你你怕把他惹急了，你你。所以这种事情，好，你自己照顾。 嗯，但是你自己照顾一个职工就要放弃他的工作，对，你才能干这个事，对，你怎么办？没有我，你刚说那个那个医疗什么什么，你看不到那个呃老人家被虐虐虐待哈，那是医疗专业道德的问题嘛哈。那就算你自己照顾，你有没有照顾的心甘情愿，又是另外一一个问题。我记得听一位北京的前辈讲。 他说去北京医院看病，然后看到一个地方都躺着一些老人家嘛哈，老人家在那边需要长期照顾的嘛。他说哎，很感动。那每天看到那个老人家的儿子三十岁左右跑来照顾他妈妈，可是呢，所谓照顾就给他吃嘛，也也没有虐虐待他，给他吃擦身体。 可是呢，每天来呢，就指着他妈妈在骂，他妈妈没有反应，没办法回回嘴啊，就骂，一边哭一边骂，你这个老不死怎么还不死啊？你知道我多辛苦吗？每天上班十个钟头之后还要来照顾你呢，一边骂一边哭。可是第二天呢，又来，第二天他可能抛不出开心里那个我不能不理你，可是我真的觉得非常痛苦，非常不想来理你，那只好说一边替你擦擦身体，一边骂你。 然后一边骂你，自己一边流眼泪，往往这种家庭悲剧。你说他就是很多时候啊，你今天的社会啊，你也难以用一个不孝去骂这个儿孙，因为他们的这个负担，你现在呃夫妻二人动不动都是双职工，他们自己的小孩还得照顾小孩那你说他确实他怎么能够天天去？ 照顾老人，我自己都想不清楚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所以就只能够就我们要放弃过去我们相信的家庭纽带，来解决养老问题。你必须依托社会或者社会上现存的力量，比如说专业的护工、养老院。 但是你刚刚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这方面非常弱，这个护工他对你们家老人可没有你有感情，当然这怎么办？但是至少他能够满足他，我们要做到几点基本保证嘛，比如说他基本上把老人能够照顾好，不虐待他， <laughs> 对，那么呃对待的是妥善的、是专业的、是有礼貌的，甚至最好他还是亲切或者懂关怀的，这种人有没有呢？ 并不是没有，真的在很多国家我见过一些专职照顾老人，比如说我就认识这么，我就真的认识这么一个朋友，是最近才认识的，在瑞士，他就是干这个，一个一个女人很很善良很好，她是专门照顾老人。但我我愿意出最高就高薪可以。他们问题在哪呢？第一，他们这种行业在很多别的国家发达国家，他的薪水并不低，甚至相当高。对。第二，他们这个行业是被尊重的行业。 所以我想现在说回来，我们的问题在哪？我们今天的问题，你比如说你一开始比较香港的菲佣跟大陆村里头找的小保姆，嗯，你知道分别在哪吗？分别在于，当然这里面包括了香港我们发达地区对第三世界的跨国的剥削，先不管，菲佣大部分都拥有大学学位，哦，是吗？你不知道吗？那是因为他们太穷了，所以他们来香港当工人，比留在当地当老师或者当公务员薪水还高。 但百分之七十几的香港的费用是有拥有大学学位的，没有。他们家那个是会计学的，对，有是博士吗？呃，硕士， <laughs> 硕士，他女儿是女儿是读什么建筑的？哎呦，一样没没有工作，来来来做费用所以你想想看，这边你先看到分别了吧？第二就是他们呃，我觉得在中国，比如说你农村里面找一个小保姆来，为什么？你觉得这很多人很多人跟我投诉过，说觉得他们好坏。 对待老人不好怎么样？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不只是看护的问题，而且有时候发生在一些你在农村找来的人当保安呐，当什么，很多时候都出现这个问题。于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下个总结说：“哎呀，村里找出来人特别的狡猾，特别坏，没良心，怎么样？”其实不是，那是因为这本来在中国最底层的一群人，他们不止收入低，长期的收入低，而且更重要的就在于。 他们所有到城市工作这群人都是天然不被尊重的人，嗯，他没有什么行业尊严，你怎么叫他专业？所以他也不尊重他自己。 <laughs> 对啊，你你说很简单嘛，说保安或什么，天天被上司打打骂骂，我们看过太多了吧？这种我我很注意那种住宅小区那些保安，我们一进门，外面坐着跑车进来，跟着领导进来，他说嗯，这么举手，然后一没人瞧见，比如说对着外人说想进来不知道你是谁，他就呼呼喊喊，态度恶劣，为什么？ 那是，这也是他们平常受到对待的方法。所以这是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 <coughs> 呃，有一个国际新闻可以证明文道刚才说的，费用都是大学生是吧？在意大利这个素质更高了。这个照顾老人的是前总理，就是最近贝鲁斯科尼官司打输了，判决他去养老院社区服务 <laughs> 照顾老人，你知道吗？哎，我觉得文道刚才讲的可能是一种理想状况。 我听很多人给我描述过西方、加拿大呀什么的啊，我不，当然我不了解，但是听人家那么一说，就是说呀，你只要把你们家老人交给一个医院，这个洗澡啊、擦身呐、哎呀，给你伺候的香喷喷的，你知道吗？ <laughs> 就完全是就是人家特别这个护工啊。 无微不至，照顾的特别好。然后你作为他的儿子、儿子儿孙，你就是呃下了班或者工作的时候，你就去看他，做一个情感交流，情感，你后其他方面交给对他们，对其他方面就就交交给他，就交给他放心呐。嗯，我们这个。 老人只有在自己家里人手里才放心。不，中国其实也有部分人可以这样子，就是你级别够的干部是可以。老干部 <laughs> 对，就我想说，中国前几年我们好几年两会都在谈这个话题，前两年一直争论的就是说，中国一一直有个传闻嘛，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公共医疗资源是集中到了干部身上。 那么，但是这个数字到底准不准确呢？后来卫生部出来否认，说这个数字不准确。但是问题是，他们也没说那准确的数字是什么，是更高还是更低呢？ <laughs> 不知道。巨额的， <clears throat> 巨额的。所以现在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是不是也能够发展比现在起码体面一点、好一点的公费医疗，或者是对老人的公共的照顾？我觉得并不是没可能，只要我们重新规划、分配整个这样的一个资源分配结构。 你比如说，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不知道百分之八十五这个数字对或错。好，我就拿它百分之六十吧。中国的干部人数有多少？占总人口？你需要用百分之六十的资源集中给他们吗？哎，这这资源结构重新分配很重要，还有整个权力结构。你权力结构就是那个整个整个医疗系统在哪个权力下下面来运作，那个也是非常重要嘛。不然的话，一定是。 把权跟钞票拉在一起。像台湾自从二三十年前改革哈，整个整个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年代里看到所有的专业领域都建立起来。现在去台湾的医院服务多好啊。我一进去，对对，医生护士都我鞠躬的。我告诉你，这我小时候在台湾不能想象。哎，现在他们都去台湾做说做体检。对，好像感觉是去做伤。接下来为您播出 <laughs> 《文明启示录》。对，护士问我，要不要脚底按摩呢？ <laughs>